レベルアップ中国語聞くまとめる伝える一挙三得中国語講師は陳淑梅先生お相手は尹修瑞さんです大家好我是陈淑梅今回も物語を楽しみながら自分の言葉で表現してみましょう。お相手をしていただくのは、大家好、我是殷秋瑞。第56課、 第五十六课：日本民间故事《烧炭的富翁》。今日は「炭焼き」長者前半を読んでいきましょう。それでは言葉をいくつかご紹介します。烧炭工、炭焼き、炭を焼く人。命中注定、宿命として定められている。牵线做媒、男女を巡り合わせて売妁をする。 チェンシエンというのは糸を引くということですね。恰巧，お前具合に都合よく。それでは本文を聞いてください。从前有个大户人家的姑娘，生得如花似玉，然而她年已二十，仍未出嫁，父母一直为她的终身大事发愁。一天。 有个和尚前来化缘，姑娘的父母便向和尚询问姑娘的姻缘。和尚说：“深山里有个大郭村，村里住着一个名叫泰三的烧炭工，小姐命中注定要与他结缘，只是两地相距甚远，无人牵线做媒。” 姑娘听后，决定亲自上门拜访泰山，但姑娘的父母担心路途艰险，舍不得让她孤身前往。和尚说：“如果女施主执意要去，就请带上这只护身符吧。”说着，和尚送给姑娘一枚护身符。 姑娘的父母交给姑娘一块金子，于是姑娘带着护身符和一块金子，独自一人上路了。姑娘快步朝山里走去，不久走到了一个村落的尽头，看到三个男人坐在路边，便上前问道：“你们知道大郭村的泰三住在哪儿吗？” 男人告诉他：“泰山就住在对面的房子里。”姑娘来到那座房前，恰巧一个脸色乌黑的小伙子背着炭从山上走下来。姑娘急忙上前问道：“您就是泰山吧？”“是啊，今晚我还没找到落脚的地方，天已经黑了，求您留我住一宿吧。” 姑娘央求道：“不行，不行，你这么漂亮的姑娘，哪能住这种破房子呢？我家又脏又乱，又没有吃的。没关系，我什么都不需要，只求您留我住一夜。”于是泰山只好留她住下了。 ここが要点。まず、丸4の文章を聞いてください。姑娘听后、决定亲自上門拜访泰山。それを聞いた娘は、達夫のもとを訪ねてみようと思いました。但姑娘的父母担心路途艰险，舍不得让她孤身前往。長者夫婦はそんなに遠く険しい道を 娘を一人で行かせるのが心配でなりません。和尚说：“如果女施主执意要去，就请带上这护身符吧。”お坊さんは言いました。どうしても行きたければ、このお守りを持って行きなさい。说着，和尚送给姑娘一枚护身符。姑娘的父母交给姑娘一块金子。 お坊さんは娘に一枚の札を授け、長者夫婦は娘に一塊の金を与えました。于是、姑娘带着护身符和一块金子、独自一人上路了。娘はお札と金を携えて、たった一人で旅立ったのです。それでは、丸四の河川部を詳しく見てみましょう。前半に 送给姑娘。後半に、交给姑娘がありますね。给は前置詞です。中国語で、借詞、開始と言いますね。動詞の後ろにおいて、その動作の相手を表します。尊敬とは誰々に送る。交给は誰々に渡すという意味ですね。このほかよく使われる動詞プラス形、 の組み合わせは、借给、誰々に貸す、还给、誰々に返す、卖给、誰々に売る、留给、誰々に残す、发给、誰々に配布する、献给、誰々に捧げるという意味ですね。では、具体的な使い方をいくつか見てみましょう。 まず1番。我借给你的那本书、你看完了吗私があなたに貸したあの本、読み終わりましたか次。我先把资料发给大家。まず私が資料を皆さんに配りますということですね。では次に7番の文章を詳しく見ていきましょう。まず聞いてください。不行不行。 你这么漂亮的姑娘，哪能住这种破房子呢？呀，こんなにきれいな娘さんをボロ家に泊められるものか？我家又脏又乱，又没有吃的。俺の家は汚いし散らかってるし、それに壊すものもね。没关系，我什么都不需要。 只求您留我住一夜。お気になさらず、何もいりませんので、どうか一晩泊めてください。于是、泰三只好留他住下了。蔵はとうとう娘を止めることにしました。えー、それでは、7番の文章の下線部を見てみますね。後半の、な能は、どうしてできるという意味です。 後ろに動詞フレーズをつけて反語文を作ります。どうして何々できよう、とても何々できないというニュアンスを表します。実例を聞いてください。1番。我哪能跟你比あなたにはとても叶いませんよ。直訳すると、私はあなたに比べられるなんてできませんよ。では2番です。 这么重要的事，哪能不请示领导呢？こんなに大切なことはリーダーに伺わない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よということですね。では、ポイントが分かった上でもう一度本文を聞いてみましょう。从前有个大户人家的姑娘，生得如花似玉，然而她年已二十，仍未出嫁。 父母一直为他的终身大事发愁。一天，有个和尚前来化缘，姑娘的父母便向和尚询问姑娘的姻缘。和尚说：“深山里有个大郭村，村里住着一个名叫泰三的烧炭工，小姐命中注定要与他结缘。” 只是两地相距甚远，无人牵线做媒。姑娘听后决定亲自上门拜访泰山，但姑娘的父母担心路途艰险，舍不得让她孤身前往。和尚说：“如果女施主执意要去，就请带上这只护身符吧。” 说着，和尚送给姑娘一枚护身符。姑娘的父母交给姑娘一块金子，于是姑娘带着护身符和一块金子，独自一人上路了。姑娘快步朝山里走去，不久走到了一个村落的尽头，看到三个男人坐在路边，便上前问道。 你们知道大郭村的泰三住在哪儿吗？男人告诉他，泰三就住在对面的房子里。姑娘来到那座房前，恰巧一个脸色乌黑的小伙子背着炭从山上走下来。姑娘急忙上前问道：“您就是泰三吧？”“是啊，今晚。” 我还没找到落脚的地方，天已经黑了，求您留我住一宿吧。”姑娘央求道。“不行不行，你这么漂亮的姑娘，哪能住这种破房子呢？我家又脏又乱，又没有吃的。没关系，我什么都不需要，只求您留我住一夜。” 于是，泰山只好留他住下了。まとめみよう。それではまず回答例一个姑娘二十岁，还没结婚。和尚说，她命中注定要与烧炭工泰山结缘。姑娘一个人去深山拜访泰山，求泰山留她住下。まだ結婚していない二十歳の娘がいました。 お坊さんが言いました。彼女は炭焼きの多蔵と結婚する運命に決まっていると。娘はたった一人で山奥に多蔵を訪ねていきました。そして多蔵にここに泊めてくださいと頼みました。それではもう一例を聞いてください。一个二十岁的未婚姑娘听和尚说，他命中注定的未婚夫 是烧炭公泰三，于是孤身一人去深山拜访泰三，并求泰三留他住下。二十歳の未婚の娘が、お坊さんがこう言っていることを聞きました。彼女の運命で定められた言い名付けは、炭焼きの多蔵だと。そして、たった一人で山奥に多蔵を訪ね、多蔵にここに泊めてくださいと頼みました。 最初のところですが、二つ目の方が、一个二十歳的未婚姑娘。未婚って未婚ですね。ということで、还没结婚を表しています。今回の練習問題です。1。姑娘为什么要孤身一人去拜访泰山？娘は なぜ一人で多蔵を訪ねて行ったのでしょう。因为他很想见一见自己的未婚夫。自分の将来の夫を見てみたかったからです。そうですね。もう一つ。因为他想早点结婚、让父母放心。早く結婚して親を安心させたかったから。では、問題2に参りましょう。请想一想 姑娘的父母听到姑娘要一个人去深山拜访泰山，说了些什么？想象してください。娘が一人で山奥の田蔵を訪ねると聞いたご両親は何と言ったでしょう？一个人出远门要小心啊！带上这块金子，也许会用得上。一人で遠出するのだから気をつけなさいよ。 この金を持っていきなさい。いつか必ず役に立つから。そういうこと言うでしょうね。今天我们就学到这儿吧，下次节目再见。再见。